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四十集。贺胥立刻起身招待两人坐，等三人坐好后，贺胥添了茶水，用法力拖着放到两人身前，说：“你们两人实在是稀客，啊。洛涵，许久不见了。” 洛寒也对贺胥问好，许久不见贺胥神，你风采一如往昔，甚至看着更儒雅了。贺胥笑道：“ <laughs> 多谢抬爱，你这些年到底去了哪里？”洛寒正要说话，帐篷外突然传来一个急急忙忙的声音：“洛寒回来了，他在哪里？”门帐被用力掀开，洛寒看到外面的人，不由自主站起来。 西恒前辈，西恒盯了他好几眼，不可置信道：“竟然真的是你！”这句话有些奇怪。我就长成这副模样，不是我还会是谁呢？洛寒心中闪过模糊的疑问。然而此情此景，完全没给洛寒细想的时间。是我。对了，前辈，你让我买的茶杯，别提别提，不用拿了。 西恒连忙制止，他一听到“茶杯”这两个字就心有余悸。虽然他也知道魔神当天卯足了劲儿，心思暗算，洛寒下不下山，买不买竹杯，其实毫无区别。但是西恒就是忍不住想：如果洛寒没有出门，没有去订那套杯子，是不是一切就不会发生了？林清霄缓慢站起身，在西恒看过来时，微微颔首示意：“西恒神。” 因为西恒来了，贺胥让人加了套座位，重新上场。等众人都坐好后，西恒迫不及待的问：“洛寒，你销售去哪儿了？”洛寒和西恒有师徒之名，这些话由西恒问最好不过。贺胥顺势退居二线，将谈话主导权交给西恒。洛寒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一言难尽。”贺胥和林清霄都微微一怔。 他们以为洛寒不方便说，贺旭正要圆场，就听洛寒噼里啪啦说道：“以后出门真的不能买杯具，太倒霉了。我那天被时空缝隙抽走后，不小心掉入了虚空域，我连地方都没看清，就要赶紧躲避碎石和空间异兽。那个地方还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我足足走了一年，误打误撞才找回来。”贺旭有些意外，五百年了，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了变化。 唯独洛寒性情一如当年。贺虚恍惚了一下，等回过神，从洛寒话中捕捉到一个关键词：一年。我也不确定，我觉得是一年，也可能是一年半。贺虚和西恒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看向林清霄。洛寒的时间才过去一年，可是林清霄却找了他五百年。 林青霄本人看起来倒非常镇定，他甚至轻轻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样很好。仅仅一年，没有受很多苦。”林青霄这个反应，让西恒和贺虚也不怎么敢说话了。西恒笑着打哈哈：“回来了就好，有惊无险，那就是机缘。对了，你在虚空域的话，岂不是见到了完全暴露的法则？那里的时间法则是什么样的？” 这个话题，洛涵和西恒都感兴趣。洛涵挑着不敏感的地方说给西恒听，至于女娲父母这些部分，全部被他省略了。时间法则的事情，其他人虽然不如西恒精通，但是偶然也能插一嘴。何况虚空域里的法则都是最本源、最原始的，没有人会拒绝了解。洛涵和西恒越说越多。 贺旭眼看着西恒意犹未尽，都露出彻夜长谈的架势，赶紧阻止说：“好了，西恒，若寒刚刚回来，现在还没休息呢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也不迟。”贺旭一边说一边给西恒打眼色，西恒总算想起来还有一个人，不情不愿的说：“好吧，那就明日再说。我觉得虚空域的时间不止流速不同，区域和区域之间也是扭曲的。” 这种现象我从没有见过。等明日我带来图纸，再来找你详谈。洛寒一口应下。话说到这个程度，他们也该告辞了。贺胥将他们三人送到帐篷外，说：“这几日魔族偷袭频繁，即便在营地也不能大意，你们路上小心。”这话纯属是胡扯。西恒挑了挑眉，最终忍下了。有了贺胥这句话。 林青霄自然理所应当的送洛寒回去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洛寒不由在心中感叹：“后旭不愧是多年搞内务的，瞧瞧这情商，瞧瞧这说话的技巧，简直是我被典范。”往常洛寒和林青霄从来是不缺话题的，可是这一路不知道怎么了，两人安安静静，气氛有些莫名紧绷。洛寒绞尽脑汁想话题。 林青霄不动声色说：“和虚神主管内政，习惯了有备无患。实际上情况没有他说的那样严重。最近战线确实吃紧，但是在营地里倒无需担心。”洛寒顺势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你对营地的布防似乎很了解。这些年你一直在前线打仗吗？”“不至于一直，看荣成神的安排。”说起分别的时光，两人的话题自然而然打开。 林清霄示意洛寒右转，然后为他开门，说：“就是这里，这是今日新收拾出来的，准备仓促了些，但至少安全无虞。这些器具都是全新的，如果有用的不顺手的地方，及时告诉我。”洛寒道谢，他微微叹了口气，问：“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”话一出口，气氛短暂地凝固了一下。 林青霄真的变化巨大，以前的他从不会管客套话，但是现在，只要他想，他会轻而易举给人解围，会不动声色引导话题。他身上有了威严和杀气，也有了欲望和锋芒。他从各个意义上成长了许多。洛寒还挺想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。林青霄淡淡一笑。 没什么，跟着几位前辈打仗而已，除了许多地名、人名，没什么有趣的事情，你不会感兴趣的。不，我有兴趣。上次本来就是我失约，还连累你等了我这么久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虽然我没有陪着你一起经历，但是现在我可以重新参与。洛寒说完，往屋子里看了下，你要进来说吗？林青霄在门口站了片刻。 缓慢地点头，好。这里虽然是洛寒的屋子，但是洛寒初来乍到，对摆设并不熟，他一时间找不到茶水在哪儿，反而是林清霄这个客人照顾他。茶具在这里，你想喝什么茶？随意，看你方便。洛寒说完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对了，我说了要把西子还给西恒刚刚出门的时候忘了。 洛寒从厨戒指中拿出仅剩的一只竹杯，唏嘘说：“可惜只剩一个了。”林清霄眼睛极淡的瞥了一眼，将茶泡好后，不声不响的取出一盏同样的杯子。洛寒看到，很是惊讶：“你怎么也有？”那天落在地上，其他杯子都被魔力碾碎，唯独这一个落在草丛里，得以幸免。 我担心你回来要用，就一直替你收着。这一收，就是五百年。洛寒的竹杯碧绿光滑，崭新如初；但是林青霄手中的这一个，虽然能看得出来主人细心保管，可是边缘已经露出圆滑陈旧的痕迹，像是被人摩挲久了，连边缘都变钝了。两个杯子放在一起，对比如此鲜明。 洛寒心里又开始难受，他将两个杯子一起拿过来，并排放好，提起茶壶倒茶。本来就是买来用的，既然西恒不要，那我们拿来用好了。滚烫的水流落入杯盏中，碧绿的竹杯中浮着细微的茶沫，越发显得茶水清浅淡雅。洛寒倒了茶后，随手端了一杯递给林清霄。 恰巧正好是他的那个全新的杯子。林青霄看到没有说什么，执起茶盏，细微的抿了一口。洛寒握着茶杯坐好，茶杯一入手，洛寒就发现，并不是他的错觉，杯壁确实十分光滑，恐怕收藏它的主人时时拿出来擦拭。洛寒手指不由自主划过杯壁。 过去那些年，林清霄就是这样握着这只杯子的吗？我消失的毫无预兆，这个杯子大概是我留下来唯一的痕迹了。洛寒轻轻叹气说：“抱歉。”“你无需道歉。”林清霄说：“是我的错，这是他五百年来无法原谅的错误。”“不不不！”洛寒连忙摇头说：“和你无关。” 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，这桩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怎么能算到你身上？就算真的要追究责任，也该去质问魔神，而不是我们两人相互归咎。林清霄垂眸不语，他没有反驳，可是看神情，恐怕并不认同。他依然还是那个他，对自己永远不吝于施予最严厉的标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